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九十一集。洛寒从天道面板中只能看到塌方、发现新矿脉等自然现象，之后幽翅王做了什么举动，他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洛寒这里就查不到了。 不过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还原出一个大概轮廓。这时候，林青霄从屋里出来，对洛寒说：“我已经将此事原封不动告知古行星君，古行星君非常重视，让我们在不暴露自己和吞元兽的情况下，尽量查清此事。”洛寒点头，他仅是听着就觉得脊背发寒。古行星君是军方的人，和魔族打交道最多，他想到的层次应该更深。 最简单的，魔族带着诛仙石来妖界做什么，就足够古行星君出一身冷汗了。林清霄正而重之地把诛仙石收好，确定不会有疏漏后，才重新让洛寒坐下。洛寒坐到桌案边，把自己刚才查出来的消息包装一下，分享给林清霄。我听说魔域幽赤城有一处矿脉坍塌，似乎在下面发现了新的矿石，说不定就是这个。 林青霄没有问刚才院子里没人，洛寒是从哪里听说的消息，只是淡淡点头说：“幽赤城不算富庶之地，依赖矿产为生，实力在魔域诸城中垫底。幽赤王有年老体衰，昏聩好色，赌坊那个亡命之徒，不像是幽赤王能招揽的。魔界和天界不同，天界天帝率领天宫，总领先人民三界所有事情。” 类似人间的帝王和朝廷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人界和冥界也都是帝制。可是魔界不同，魔界城邦自治，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魔王。虽然有最高统领者魔尊，可是魔尊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，以及给诸王一个和平议事的媒介。至于每个城实际的内务，魔尊是没有权利插手的。 唯有中央政府所在地号仓城归魔尊管理，其余魔王各治各的城，各收各的税，甚至城和城之间还有边界线、关税壁垒。魔域最东和最西连语言都不同，幽赤城就是其中一个城邦，只不过幽赤王很弱，幽赤城也不富不强，在魔域中一向没有什么存在感。这次的事儿看起来不像是幽赤王能干出来的。 洛寒震惊，你是说这件事已经不止幽池王知道了？肯定不止，幽池王没有这么大的魄力。林清霄若有所思，看来浩苍城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洛寒又震惊了，你怎么知道魔尊不知道？浩苍城要是知道，现在必然会发动全魔域厉兵秣马，为开战做准备。为何要不远万里来大明城寻找妖界的帮助？他们此番来大明城。 还随身携带诛仙石，多半是为了和妖族某位大王结盟。如此，我大概猜到是谁了。什么？洛寒仿佛只是一句没跟上，后来所有内容都跟不上了。等等，你又猜到了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了解魔域格局，自然想不到。林清霄解释道：“魔域现在有七位魔王，大概分为三个阵营：暗夜城主、暗夜王。” 雷烈城主雷烈王，另一个你也知道，无忧城主无忧王。洛寒试探地问：“长命百岁无忧城里的那个无忧城？”对，无忧城地处极东，做暗杀生意，向来不参与魔域权力纷争。但是碍于无忧城的名声，另外六王没人敢惹无忧城主。而暗夜城和雷烈城不睦已久，暗夜城是多年前的魔域霸主，这几年示弱，被雷烈城赶上。 幽赤城就在雷烈城之南。洛寒努力梳理地名，整合信息。魔域大概是三足鼎立，有独立经济来源的无忧城不屑于和其他人搅和。老大哥暗夜城和后起之秀雷烈城正在争夺霸主地位。魔尊率领王都浩苍城远远躲在一边当背景板，而幽赤城不强不富不大，不巧生在一个强大邻居的隔壁，只能低头给雷烈城做小弟。 现在在幽赤城发现了诛仙石，不等幽赤王把麦矿物热火就被雷烈王抢走了。洛寒想了一会儿，猜测道：“所以这次派人来大明城的幕后主使，其实是雷烈王。”林清霄淡淡点头：“现在只是猜测，还需要验证。虽然还只是猜测，但是能让林清霄这样说，此事基本就十拿九稳了。” 洛寒这么一想，觉得也是。雷烈王和暗夜王争霸，他不想分一杯羹给对家，自己的实力又不足以抗衡仙界，那就只能寻找妖界大王的帮助。仙界和魔界虽然政治体系不同，但好歹各有各的章程。妖界现在连个中央政府都没有，各大妖占山为王，没有法律规章制度，全由大妖随心所欲。雷烈王只要能说服大妖。 那就可以结盟了。洛寒想了会儿，问：“万一魔界和妖界结盟，一起来攻打天界，这可怎么办？”洛寒越说越害怕，这不就是仙魔大战的雏形吗？后来席卷六界、震惊天下的天地魔尊夺爱大战，便是男主、女主、众多男配结盟，一起抵抗林清霄。难道早在现在就已经有了苗头？洛寒突然意识到。 他以为他可以阻止剧情发展成日后那个状况，他以为他只要看好林青霄，让他不要走入歪路，六界大战就不会发生。可是事实上，他来这里所做的一切，都在亲眼见证着所有事情慢慢朝日后的局面靠拢。战争是许多利益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而爆发的产物，远非一个女人一段所谓的爱情能引发，更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。 可以阻止的，六界资源日渐枯竭，仙妖魔矛盾激化，这才是仙魔大战真正的原因。仅拦住林青霄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菩提树送他回来，到底是让他阻止林青霄呢，还是让他借林青霄之手提前扼杀妖魔仙三界的冲突呢？洛涵忽然陷入沉默。 林青霄见他表情不对，低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洛寒恹恹摇头，“只是觉得时代如洪流，历史的铁轮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停下，个人的力量在时代洪流面前太渺小了。”魔族已经发现了诛仙石，之后还会用诛仙石搭建一座诛仙台。那么，无论天地位置上坐着的人是谁，都不会坐视不理。 仙魔一战必打无疑，成千上万年的仇恨积累下来，一旦开战，谁都不会留余地。到时候卷入的人越来越多，以至于发展到不得不发动禁术的地步。就算洛寒能提前暗示男女主，不让他们碰到禁术，可是从古至今邪门歪道那么多，魔界为了取胜，总会想到其他的方法。到时候洛寒还是要玩完。他做了这么多。 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洛寒突然就变得丧气了。林青霄能感觉到洛寒其实知道些什么，又在极力避免些什么。现在他垂头丧气，是不是和他想要避免的事情有关呢？林青霄眼珠黑亮，安静，漂亮的如同黑曜石。他静静看了洛寒一眼，不动声色的说：“其实魔界未必能占了上风。”洛寒吃惊。 意外的看向他，什么？林清霄所说的正是他担忧的事情。洛寒注意力转移，以致他都没有想过林清霄为什么会说这些。林清霄说：“我现在差不多可以确定，希尔米海的人也是雷烈王派去的。吞元兽天赋吞噬，可以吞噬魔气，也可以吞噬灵气。他们盯上吞元兽，多半是想研究吞元兽的能力。镇魔石不过是顺带。” 能让雷烈王不惜冒着被天界发现的风险，来希尔米海偷吞元兽，这就说明他们手里的诛仙石并不多，至少没有多到足以供应雷烈王修炼。他们需要将诛仙石吞噬灵气、释放魔气的能力发挥到最大，所以才需要吞元兽。洛寒想了想，发现好像是这个道理，因为在原文后期，除了诛仙台，他没有再见过任何带诛仙字样的地方。 而且诛仙台就在男主府邸外，女主被吊在城门，能看到男主在府中夜夜笙歌、寻欢作乐。后来云梦寒流产，有暗恋女主的魔族守将不忍心，悄悄把她放下来休息。云梦寒心灰意冷，在这空隙中冲上诛仙台跳下去了。这么一说，诛仙台离男主府邸那么近，多半就是用来供男主修炼用的。 这就说明这种矿脉非常有限，只能修建一座主仙台，供地位最高的男主修炼。这样想其实还好，魔域不至于人手一把修炼利器，只是男主有这个尊荣罢了。只需要有人能压制住男主，战局就有转机。洛寒心绪大起大落，现在终于恢复平静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可以苟。洛寒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魔君是什么称呼？” 林青霄一双眸子如冰禁玉，静静注视着洛寒神情的变化。对修为的称呼，对应仙族的叫法，大概是上仙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